五十六页，好，预备合并。五十六页的第二个问题先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等全部四种合并上完再来看。好，第二题，律师考试，债权人甲主张债务人乙要免除财产好被执行，所以跟第三人丙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将他所有系争土地假装买卖。 办妥所有权移转登记给丙是无效，诉请回复乙的所有权。好，所以学看到这边你要先抓他主张的内容是什么，标的是什么。 你在编审题的时候就要边整理好，然后才能够抓到它的考点。那第一个，他主张你们两个做的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比如说乙转 A D。好，他说这个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所以是无效。好，那如果无效的话，诉请回复乙的所有权。 所以怎么回复？我们现在是甲哦，好，我们原告甲，甲这边，那你们两个做通谋虚位时表示，移转 A D，所以要怎么回复？他用的标的是什么？因为这一段行为是无效，对不对？所以应该是用谁的权利去要？用乙的权利去要嘛？对，用乙的权利，所以是乙对丙有一个七六七。 乙对丙有一个七六七，但是乙会不会真的去要？不会嘛，因为他故意做脱模虚位子表示，所以透过甲来对丙要，所以呢是什么结构？对啊，代位出售，因为他是踩着乙对丙要嘛，所以这边是代位的结构，它其实骨子里是代位。 好，所以你要先清楚它的内容是什么，它主张的是什么，它的标的是什么。所以其他的标的是用的是这个权利，乙对丙的七六七。那一般我们律师习惯哈，如果说你主张通谋虚位时表示是无效嘛，所以一般我们还会加上一个，先有一个动作，先确认再给付。就我们要先确认说你们两个是无效的，然后再把这个东西要回来。好，所以它其实会有七六七，还有确认无效的部分。 好，这是第一个。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四行。好，第四行，唯恐此项请求无理由，所以预备主张乙跟丙就细争土地的有偿行为，乙在行为时明知有害于甲的债权。好，那丙在受益时也知道情事是一个障害行为，所以诉求回复以为系争土地所有人。好的，请。所以第二个部分是主张。 我用黄色好了。第二个部分主张诈害，所以这个是什么结构？他说乙跟丙之间，哦，你们是诈害行为，所以是这样子。这个是撤销诈害债权嘛？好，所以用的是民法二四四。 那看到这个图，同学就要想到我们以前讲过撤销障碍行为，我撤销的对象是什么？第一个，我撤销你们的债权行为；第二个，物权行为；第三个，涂销移转登记要回复嘛？好，所以会有三个部分。好，那这两个主张能不能同时并存？ 不行，好，乙跟丙的行为要么就是无效，好，要么就是得撤销，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两个是互相排斥，好，所以一个是先位，一个是后位，互相排斥，这个是标准的预备合并。好，第一小题，原告要如何表明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才能达到诉之目的？这个是律师考试现在都有在考的类型哦，好，就是要求你当场就要写出诉之声明，所以这个诉之声明怎么写？ 同学，如果你是当年考生，你写不写得出来？这个要会哦，好，这个一定要练习。那我们说这个是预备合并，所以至少你体系架构先抓出来，就是先位后位嘛，对不对？所以先位的部分就是讲，呃，就是黑板上面绿色的地方，它主张通谋虚位意思表示无效，所以你要几个动作。第一个，确认无效，确认无效，这是确认。 然后第二个，把这块土地要回来，七六七加二四二，这第二个。好，来，我们翻过来，五十七页这边有帮同学打好。五十七页上面第一个先位声明。 要先抓架构，不要用背的，好，因为考试会忘记，所以你要抓架构。第一个是确认，好，所以是确认那一个乙丙之间的行为是无效。我们先抓头尾哦，好，先抓头尾来确认，用蓝笔画一下，确认无效，头尾先抓，确认无效。 然后你再用另外颜色，或者是用别的记号来做好，就是买卖行为跟移转所有权行为，你可以把买卖行为一个挂号，移转所有权行为一个挂号，这样架构就出来了。好，所以是确认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无效。 好，那你的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如何特定？中间就是特定的方法嘛。好，所以第一个我用地号特定，第二个我用日期来特定。好，这个要学起来，用地号特定，用日期特定。好，那无效之后要把土地要回来，所以挂号二，被告丙要将某某地号土地在某年某月某日所谓的移转登记涂销。好，这个背后用的就是七六七加二四二哦。好，这就是用七六七加二四二。 好，再来第二个后位声明。后位声明，我们刚才说啊，主张的是撤销障害行为，所以这个以前就学过了。好，那数字声明以前就学过了。所以第一个，我要先撤销你的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好，所以括号一，来，同学先抓英语撤销尾巴。好，英语撤销先画一下。好，那前面一样，括号两个买卖行为、移转所有权行为。 好，所以架构是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要撤销。那前面是我特定的方法，好用日期特定，用地号特定。好，括号二撤销之后要涂销移转登记。好，所以被告丙要将某某地号土地在某年某月某日所谓的移转登记涂销。这个其实也是用七六七啊。好，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七六七。然后第一个是二四四，好撤销，然后再七六七回复。 好，所以这个数字声明要会写。好，这算是数字声明考的最难的一个。那再来，我们回到前面题目，五十六页。第二题我们不看哈，第二题是呃举证责任，我们将来上到举证责任才会讲到，所以这个先不提。那我们看第三题，第三题是同学要会的，这个讲过了。 第一审法院如果认为先位无理由，后位有理由，如何裁判？来，这个你应该会判。先位无理由，所以怎么办？原告先位之诉驳回。所以你的主文第一个，原告先位之诉驳回。 未知数有理由，所以就照后卫声明抄。那你不用真的抄，因为很多嘛，哦，因为这个题目的后卫声明很多，也就是稍微论述一下就好，就是照后卫声明抄，同后卫声明。 好，那题目后面继续看，原告对于先位之诉的判决上诉，第二审法院如果认为先位有理由，要如何判？所以是先位上诉。那这个同学你们应该都会喽。 好，如果说你是第二审法官，认为先位有理由，所以你比照一下第一审判决，在你的心中对不对？不对嘛，所以第一个动作一定废弃，所以第一个废弃原判。好，第二个。 回归正途，好呼应他的起诉声明。那因为先位有理由，所以就照先位声明抄。 讲完通缩食物的预备合并之后，来看邱老师的邱老师的讲法。好，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本来我们主张要互相排斥嘛，好，先后位互相排斥，他就这里不同而已。好，他认为先后位的部分未必要互相排斥。来，我们先看五十七页下面括号三，先看括号三邱老师心中的预备合并。好，它的三大特色，第一个，两个请求有先后次序。 那不用背，因为都一样，好，所以不用背。第二个，先位请求有理由，不必审理后位，一不一样？ 一样嘛，所以不用背。第三个，两个请求不必互斥，所以就只有这个是重点。好，这个是重点。他认为两个请求未必要互相排斥，未必要不得并存。所以如果是得并存得两利的请求，也可以排列做预备合并，这是他最大的特别的地方。那为什么得并存的两个主张可以容许做预备合并？来，请你看上面光号一，第二行最后。 好，第二行最后，他说先后位请求未必要互相排斥。一处分权主义，纵使是在请求权竞合或者是完全无关联的两个请求，只要当事人有排列先后位的利益，就要容许他提起预备合并。所以重点在哪里？利益哦。 只要我说得出来好处，好，我想要这样排预备合并，然后要求你根据预备合并的审理模式来审理。只要他说得出来这个好处，你就要尊重他。所以，他其实背后法理是来自于程序主体权。好，只要原告说得出这个好处，你就要照他的这样走。好，那举例，第一个，原告将票款列为先位，借款列为后位，两个是请求权竞合的状态。 好，所以其实同一个债权的对象，那票款列为先位，是因为票据的证据比较充分，所以一般比较快速获得胜诉，好像把它排列在先位，追求迅速获得胜诉的裁判，然后借款排在后位，如果票款不成立，才会去处理借款的部分。所以重点就是在最后一句话，他说得出来这个好处嘛？好，只要说得出来这个好处，你就可以来做预备合并。好，那第二个。 原告将两个无关联的借款五十万、价金八十万合并在同一个程序进行，顾虑到债务人的资产不足，好，所以将借款列为先位，以求得迅速。所以他其实也都不是不得并存两个主张，好，他其实本来如果在一般实务通说的眼中，这个只能做单纯合并嘛，好，就是一个借款一个价金，这只能做单纯合并。但邱老师说可以容许做预备合并，因为债务人的钱已经不太够了，所以我让小额的。 部分先获得胜诉，好，金额比较小的部分先获得胜诉，然后赶快送去强制执行。所以它的法理就是最后一句话，好，要求迅速经济。所以这个也是要尊重原告的排列。好，那我们看第三种，五十八页第三种合并重叠合并，重叠合并跟第四种选择合并，我们有稍微提过，来复习一下。我们说你都要记例子哦，这边都要记例子。 原告主张返还 A 码，好，那用的是民法七六七跟四五五，请求权竞合的状态。好，他说我是所有权人，同时也是出租人，那租期到了就要把 A 码还给我。所以这个题目你要想到几个重点，我们说有四个嘛，对，重叠跟选择有四个共同的特色。第一个声明有几个？一个，已应返还 A 码给甲，所以是单一声明。 已应返还 A 码给甲。好，只有一个声明。这个题目有几个标的？七六七四五五，所以是两个。好，所以它是数个诉讼标的。好，第四个，呃，第三个，它是发生在什么题目？请求权竞合嘛。好，所以它可以考七六七四五五。 他下次可以考一八四一七九，好，只要是请求权竞合都可以考。所以是请求权竞合下采哪一个诉讼标的理论，就说好，所以我才会认为是数个标的嘛，好，采旧诉讼标的理论。 那四个特色，同学要先记得：单一声明、数个诉讼标的、请求权竞合下采旧诉讼标的理论，这是重叠跟选择的前提。好，那重叠跟选择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先来看重叠，五十八页的上面第一小点，好，括号一，原告以单一声明主张两个诉讼标的。 就此数个诉讼标的都请求法院裁判，所以均请求法院裁判就是它的特色。好，这四个特色我们先抓住之后，再来看重叠合并特别的地方，就是均请求法院裁判，所以简单的讲叫均审均判。好，就是我两个七六七四五两个都要审都要判。好，所以下面关号关号二圈圈一，数数都要辩论审理，七六七要审，四五也要审。 好，圈圈二，个数均有理由或均无理由的话，主文只能下几个？一个哦，因为返还 A 码，A 码只有一批嘛。好，所以你的主文只能下一个，所以只能预知一个胜诉或败诉的判决主文，其他的放在理由中交代，要交代，你没有交代的话就是漏位裁判。好，所以都要在理由中交代，代表说我有处理过了。好，再来圈圈三。 其中一诉有理由，他诉无理由，还是要认为原告之诉有理由而胜诉。好，所以其他就摆在理由，所以你就选有理由的部分，然后判决原告胜诉就好。好，这个是重叠合并的审理方式，这个是司法官考试有考过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好，这个还是要说一下。那一样讲的是审理模式，第一个，我们就用这个题目，好去做排列组合，七六七四五，因为均判嘛，这重叠合并。 第一个情况，七六七有理由，四五有理由。好，那将来同学你当法官，你的判决主文要怎么写？乙因返还 A 码给甲，要写几次？写一次嘛。好，因为只有一个 A 码，所以你只能下一个主文。好，所以你就选胜诉，因为两个都胜诉，所以就直接写一个主文就好。 第二个，七六七有理由，四五五无理由，所以我们就选哪一个？选七六七。然后判决谁胜诉？原告嘛。好，所以主文一样，已应返还 A 码给甲一样。好，第三个，七六七无理由，四五有理由，一样选四五五，判决原告胜诉，已应返还 A 码给甲。 好，最后一个七六七无理由是无理由，原告当然就败诉。好，所以原告之诉驳回。好，那请问同学，第一个情况七六七胜四五五胜，这两个在理由中要不要交代？ 要都要哦，都要写。你没有写的话，就代表说没有判，就是漏位裁判。第二个七六七有理由，四五无理由，四五要不要在理由中交代？要嘛，所以这些全部每一个都要在理由中交代，不然就是漏位裁判。所以全部的地方每一个部分都要在理由中交代。 这个都要写好，不然就是漏位裁判。好，那以上讲的是实物跟通说的重叠合并，这个将来同学你当律师在实物上是可以做的。好，这个是可以排列的，在实物上都是有判例。好，那下面第二个邱连功老师的重叠合并。 同学回家念书哈，一定一定要先把实物动作背熟哦，因为邱老师是从联合并存心是来搅局的，就是完全就是相反，然后乱七八糟。来，你看一下好，第二点，他说一个标的两个声明就颠倒了嘛。好，刚才是单一声明，然后数个诉讼标的，他这边就倒过来，一个标的两个声明，然后你看审理哦，圈圈一。 先为声明有理由，就后为声明成立；先为声明无理由，不审理后为声明。这个是什么东东？ <laughs> 就是整个预备合并，它把它倒过来，重叠合并也倒过来。所以这边我不建议同学这样背，不要这样背。你要背的是例子，用例子来背才会快，好才不会忘记。所以我们看下面太样的地方，好圈圈一，第一个例子是撤销诈害债权之诉，用例子来记。 同学都还蛮熟悉的，好，就是乙丙是做一个障碍行为，然后甲来诉请撤销，所以呢，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撤销障碍债权的这个诉讼，它的标的叫做什么？诉讼标的要怎么说？我们如果照实物通说来讲，它是形成之诉嘛，对不对？所以是原告主张的撤销权。好，所以如果你是用，比如说你是用二四四的第二项，所以是甲的。 民法二四四的第二项的撤销权，所以几个标的？哎，一个还两个？一个嘛，对不对？一个撤销权，所以是一个标的。然后几个声明？我要撤销你那个申呃那个债呃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然后再回复嘛。所以其实最主要分，你可以分成两大类，我们就直接写在讲义上就好。好，讲义上有一个诉讼标的，你后面要写哪一个标的？ 假的民法二四四第二项的撤销权。再来两个声明，哪两个声明？ 我要先撤销再回复嘛，对不对？所以分成两个，一个是行程声明，一个是给付声明。行程声明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撤销。 撤销债权行为、物权行为、给付声明，就是涂销、移转登记，就七六七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这里有两个声明，先位先位是形成声明，后位是给付声明，排列先后在逻辑上是对的嘛？因为我一定是先撤销啊，然后再回复嘛。好，所以它会排列先后，所以先位是形成声明，我写在这里，先位先撤销，撤销成功，后位才会回复。所以邱老师讲的没有错哦，你看先位有理由。 代表被撤销了嘛，对不对？先问有理由代表撤销掉了，撤销就要要回来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要不要审后位，一定要嘛，对不对？因为我撤销掉了，所以要把那个东西要回来，所以就应审后位。所以它其实不难，好，你要用例子去记会比较快，好，就要记得单一标的只有一个撤销权，两个声明。 然后是形成声明跟给付声明，逻辑上一定要先撤销再给付，所以形成声明是先位声明，给付声明是后位声明。先位声明有理由就一定要处理后位声明，好，就一定要把那个东西要回来。这个就是邱老师的重叠合并。好，再审，第二个例子，再审之诉，再审之诉是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 白色的部分是确定判决，好，甲来对乙主张返还借款两百万，好，比如说获得胜诉确定，原告甲获得胜诉确定，那乙不服，那如果他具有再审事由，他就可以对这个确定判决提一个再审之诉，所以黄色的部分才是我们的再审结构，好，所以再审原告是乙，再审被告是甲。 好，那你要回到原法院去提再审之诉。所以现在邱老师讲的是这个再审结构、再审之诉几个标的。讲义上好，第一个一个诉讼标的这边，因为这个是以后再审的东西，我先讲好了。邱老师的心中再审标的长这个样子，它是一个叫做本案请求。 然后，总一个包，叫再审事由。它这个是特殊见解，好是再审之诉诉讼标的。我们将来讲到再审的标的有三说，它有一元论、二元论，还有相对论。邱老师，这个就是相对论。他说是某个本案请求上面附着某再审事由，所以他是用附着。 好，某一个本案请求上面附着某再审事由，所以本案请求就是这个题目里面的借款嘛，对，就是借款，甲对乙的借款债权，然后某一个再审事由，你就要看乙他主张哪一个再审事由，比如说他主张四九六第一项第一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那就总一个包。所以如果他一次主张两款，比如说四九六第一项第二款，就是两个包。 所以，如果主张五款，就是梅花嘛，就是五个花瓣，然后就一个梅花。它的重点是一个标的啦，所以我们将来会说，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他希望不管你主张几个，都只有一个标的，然后只是附着几个几块上去而已。好，全部都只有一个标的而已，这是他的讲法。所以不管怎样，就是单一诉讼标的。好，单一诉讼标的，这个就是它的标的。某本案请求上面附着某再审事由，所以是一个没有错。 好，那第二个，他说两个声明。那我回到刚才那个图哦，好，就是以提再审之诉的这个结构。那你猜他他的声明内容为什么会有两个？来，我们来当乙，我们当乙。 对于这个确定判决，我一定不满意嘛，因为我败诉，所以我一定希望再审法院的法官，你帮我怎么做？做错了，所以要废弃掉，因为我觉得我眼中觉得他做错嘛，所以我希望再审法官把它废弃掉。废弃掉之后，再回复到本案的部分，就是你应该判原告甲败诉才对。好，所以你的声明会有两块，第一个声明就是废弃声明。 第二个，本案声明。所以废弃声明其实性质上就是形成之诉，性质上就形成之诉，因为我要除去原确定判决的既判力，除去那个既判力，虽然带有形成的色彩。 那第二个是本案声明，本案声明就看他本来的诉讼，像这个诉讼，呃这个诉讼的话就是给付啦，这个就是给付。好，就是把原告之诉驳回掉。好，那一样啊，也是排列先后位，因为我一定是先废弃原判决，然后才针对本案的部分来处理，所以先位是废弃声明，后位本案声明，先位有理由，就一定要处理后位。 所以邱老师的重叠合并就是这两个例子，好，以这两个例子为主。那同学要变化，就是说它都是哪一种诉讼？ 形成之哦，它都是形成之诉，所以原则上很多形成之诉都可以做这样的合并。好，就在邱老师眼中，它都会是一个重叠合并。所以现在他举的例子像是再审，他之后也可以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也是一样的结构。好，都是一个诉讼标的，然后两个声明，先位声明有理由就必须要就后位声明胜利。好，再来最后一种，第四种客观合并选择合并。 选择合并的话，刚才说过四个前提跟重叠合并都是相同，好，所以我们都用同一个例子。那它的差异性是在于它是择一胜诉。好，来我们看第一点，定义的地方，原告以单一声明主张两个标的，请求法院选择其一为其胜诉，好，这是择一胜诉的意思。 那审理的方法，好，一个标的有理由就不审其他，因为它是选择嘛，好，所以只要一个有理由就不用管其他的标的，如果全部都无理由，就必须要针对每一个都下判断。所以接下来重点就是法官要怎么判。 第一个情况哈，就是七六七有理由。那我们说择一胜诉嘛，所以四五就不用管它了。好，因为你选一个胜诉就够了。所以判决主文要怎么写？就用七六七好，然后原告胜诉，所以乙要还 A 码给甲。 第二个法官如果先审七六七，好七六七无理由，他就要审四五五，所以后来四五胜诉的话，就用四五五判决原告胜诉，已应返还 A 码给甲。再来第三个情况，七六七无理由要审四五五，如果也是无理由，这个时候就是原告败诉，原告之诉驳回。 好，那这边就有疑问哦，有一个问题，像第二个情况，好，他先审七六七七六七无理由，那你觉得七六七要不要在理由中交代？是不是一定要在理由中交代？这个不一定哦，这个就不一定，因为它是择一胜诉嘛，所以这个是不是要求你绝对要记载的？所以这个是未必须记载，这个是不一定的。 因为其实实务上一般认为这个情况哈，你可以不用写，他后来也不会有继判力，他不会有继判力。好，所以没有提到部分不会有继判力，但是第三个就不一样，因为第三个两个都是无理由，所以这个都是绝对要写在理由的，都要写在理由里面，然后都会有继判力，确定之后都会有继判力。 看五十九页，五十九页这个实物见解，这边的考点都会是实物背景老师出的。五十九页上面八十七年台上一四九三号判决，来，请同学看第二段，国尔那一段。好，第二段。 那我们就用刚才黑板上这个题目，好，七六七四五，然后择一胜诉。第一审法院认为其中一个请求有理由时，就原告其余的请求不必裁判。好，所以要采用原告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为原告胜诉的记载。那纵使法院确知其余请求是不合法或无理由，不需要驳回，要记得不能驳回。好，因为它是择一胜诉嘛，所以只要选一个胜诉就好，其他的不能驳回。 的第一个重点，好，第二个重点，第四行最后，如果被告提起上诉，未经裁判部分发生一审效力，一不一样？都一样，对不对？全部一审，不管怎样，每个遇到一审都会一审。那如果第二审法院认为第一审判决好正当，你就要驳回上诉，就维持原判。那未经第一审裁判的部分还是不用判，好，本来就不需要判。 那如果第二审认为第一审判决不对，那他部分是有理由的，要不要废弃？要废弃哦。 因为它会涉及到既判力的问题嘛，对，如果如果你原审是采用七六七，既判力就只会发生在七六七嘛，那如果现在第二审认为应该是四五的话，你就要废弃，然后改判四五胜诉，因为那既判力范围完全是不同，好，一个是七六七，一个是四五五，所以你必须要废弃原判，就它部分为原告胜诉判决。好，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题目，下面这个司法官考题就考上面那个实物见解。 甲起诉乙，要负侵权行为赔偿责任或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给付一百万。所以他考到一八四一七九请求权竞合的状态，啊，比如说出卖他人之物的题目，那数值声明是一百万，请求法院就一八四或一七九选择其一判决。所以它很明显是一个选择合并。那法院如果认为一八四有理由，一七九无理由，这个时候怎么判？ 这同学一定会嘛？一八四有理由，所以采用一八四，所以用一八四判决原告胜诉，然后判决主文就是要给他一百万。 一审判决是根据一八四判决，原告胜诉，所以一七九是心中觉得无理由，但是我们说你不能驳回，所以我这个图才会画括号哦，你不能直接驳回嘛。好，所以这只是心中的想法，然后并没有形成判决既判你的范围。那第二审以上诉之后，第二审法官认为一八四无理由，一七九有理由，所以他心中想要采用的是一七九。 那我们说这个会涉及到不同计判例嘛？一个是一八四的计判例一个是一七九的计判例所以如果第二审要这样子想的话，他必须要怎么做？你要废弃掉，然后重新改判过。好，所以这边要废弃掉。那其实讲清楚一点的话，你一样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民法一七九有没有一审？有嘛，对不对？有一审，而且它也可以成为审理范围。 第二个，第二审法院可以审理判决一七九的部分。好，这个是为了符合选择合并的审理特性。它其实讲起来跟附随体性的效果是一样的。 好，第三个，你的判决要怎么判？所以第二审的判决，我们说你要废弃掉嘛，好，因为是不同计判例，所以要废弃原判，然后改用一七九，判原告胜诉。 所以他第二审的判决主文会怎么写？第一个，分析原判；第二个，再写一遍哦，就这一句话：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一百万。再写一次。所以形式上这边的主文是一样的，但是你要记得，既判例范围是不一样的。好，虽然形式上都是一百万。 但是期判范围不同，它会摆在理由中交代。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有一些人直接被计判力就是看主文，不能看主文，因为主文两个都长一样。所以其实你要辅助理由去特定你的范围。好，所以这边它的计判力是一七九，但是如果是上面的话，它的计判力就是一八四。但是主文的外观是长得一样，好，都是被告给付原告新台币一百万。 好，那我们四种都上完了，最后来做一下比较。六十页，那一样哦，都要回想题目。好，第一个单纯合并几个标的，比如说借款加价金啊，好，本金加利息啊，所以标的写个二，两个以上，你可以写个二，再拉个箭头往上。 好，两个以上，看你要合并几个都没关系，只要合法就可以做。好，那第二个数字声明几个，二以上嘛，也是两个以上。好，法院的审判要不要都审？当然要啊，所以是均审均判，这个都要。均审均判都要审判。好，最后能不能分开来？ 哪一个可以？无签单可以，所以无签单打勾，有签单打叉。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怎么样分都不会担心矛盾，所以可以做一步判决。那有牵连关系的话就不行。好，第二个预备合并排列先后位，所以诉讼标的几个二。 民法三四八，好，比如说先位民法三四八嘛，后位民法七九嘛，好，所以这是两个数字声明几个，两个，我们讲大的方向，好是两个先位声明跟后位声明，法院的审判附条件，它是附条件的审理方式，好，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先位有理由就不需要处理后位，附条件，好，那能不能做一步判决？不行，打叉，理由何在？ 因为先后位是不得并存嘛，好互相排斥，所以不能分开。第三个重叠合并什么例子？七六七四五五返还 A 嘛，好，或者是一八四一七九返还一百万，给付一百万，所以诉讼标的几个？二声明一单一声明，数个诉讼标的，法院的审判。 均判重叠合并是均判，好七六七要判四五也要判，能不能做一步判决？通说认为不行，因为 A 码只有一批，所以这个不行。好，选择合并一样，标的几个二七六七四五五，声明几个一，返还 A 码。法院的审判择一胜诉，选一个给我胜诉，择一胜诉，那一样。 不能做一步判决，好，这是通俗的见解，不能做一步判决。因为 A 马只有一批。好，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小测验，看同学是不是真的能够分清楚。请你回到前面五十六页。如果这个题目同学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你这边就完全过关了。好，五十六页的第一个问题。 以下诉讼是属于哪一种合并？两个题目。好，第一个题目是，甲的起诉声明说，乙要交付 A 物给甲，如果执行无效果，你要给我相当于 A 物的多少多少钱？好，所以那个多少钱是相当于 A 物的价值。第二个声明说，乙应交付 A 物给甲，如果已经给付不能的话，好，你要给我相当于 A 物的多少钱？好，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你要先思考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看第一个，你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哦。他第一个甲怎么说？他说：“我现在起诉的时候，哈，你要给我这个东西嘛。那如果执行无效果，跟下面第二句话对照，下面是说如果已经不在世界上了，所以代表上面第一个题目，如果执行无效果是。” 未来对不对？现在 A 五还在哦，A 五还在，可是我担心将来有一天忽然 A 五不在了。那如果他不在的话，我之前打的官司就是白打了嘛。所以要有时间的观念。这个是起诉的时候，现在，然后将来获得胜诉判决，拿到胜诉判决，我要送去执行。所以第一个情况。 我用绿色哈。第一个情况是说，A 物现在在，A 在，在哦。可是我担心将来我好不容易打官司，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民法三四八嘛。好，交付买卖标的物。那我打官司我打到最后胜诉了，可是如果万一在胜诉到将来执行之间，A 不在了。 那 A 不在，我前面三四八就白打了嘛，因为要换民法二二六了，要换代偿请求了，所以他是担心之后这一段时间，如果 A 物灭失了，A 灭失，我不要写不在好了，我写 A 灭失。 好担心将来胜诉判决之后，A 务面试会导致他之前的民法三四八就是做白工，所以他是预料说将来好，为了担心将来如果万一 A 务面试的话，我就预先来主张这一块，要求你要给我多少多少钱，所以这边是民法二六，就给多少钱。 这是第一个题目，好，他心里的想法。然后第二个题目，第二个题目说，如果已经给付不能，所以代表他能不能确定现在起诉时 A 在还是 A 不在？不能确定哦，他不知道。所以第二个情况是，我起诉的时候我不知道 A 在不在，是问号，我不知道 A 可能在也可能不在。 所以 A 在我就要三四八嘛，对我就用三四八。如果 A 不在，我就用民法二六。好，所以如果已经给付不能，就请求相当于 A 物的那个钱。好，所以后半段就是二二六的部分。所以 A 在不在就等于是一个，如果 A 在的话就是三四八，如果 A 不在的话就是二二六。好，你要先了解它的背景。所以第一题它是哪一种合并？ 请同学准备两个颜色的笔。如果你还是不清楚的话，我们画一下记号，做一下记号。准备两个颜色的笔。第一个颜色，哈，画第一句话。它总共有三句话嘛，好，所以第一个颜色画第一句话。第二个颜色，把后面两句话画在一起。所以你要观察它是什么合并。 来第一个，你要给我 A 物，所以前面这个部分是哪一种诉讼？给付之诉。那我们以前学过，给付之诉有现在给付跟将来给付之诉。前面我红色这边是现在还将来？现在，所以你要看那个图哦，刚才那个图，我现在起诉的时候 A 在嘛，对不对？所以我要民法三四八，A 在，这现在给付之数。 我要 A，然后后面这边好，如果说将来执行无效果，我要那个钱，好，相当于 A 物价值损害赔偿，所以是预料，好担心将来有一天会执行无效果，所以我预先来主张，所以后面这个是一个将来给付之数。 就是我拿到胜诉判决之后，好，在执行之间，如果万一 A 灭失了，那我就预先来主张那个钱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是哪一种合并？ <coughs> 你同学考你啊，这是哪一种合并？如果你熊熊想不到哈，你就用消去法。你用消去法，我们刚才学了四种，就后面那个体系表有四种嘛？来，你觉得这个算不算预备合并？ 不算，对不对？因为要互相排斥，他没有互相排斥，它是得并存哦。现在在未来，呃，现在在未来不在这是合理的嘛，所以这是得并存，所以预备合并就可以杠掉了。然后它算不算是重叠选择合并？几个声明？两个声明，对不对？因为一个是要 A 嘛，然后一个是要钱嘛，所以它两个声明，所以这两个都可以砍掉了。所以重叠合并、选择合并都砍掉，预备合并砍掉，所以剩下哪一个？ 单纯合并，单纯合并有两种哦，一个是有牵连，一个是无牵连，它是哪一种？有牵连嘛，因为是跟同一个契约有关，所以这个是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有时候你要用消去法会比较快。好，再来第二种，一样也是用不同的两个颜色，第一个颜色画第一句话，然后第二个颜色画后面两句话。 好，那第一个已应交付 A 物给甲，如果已经给付不能的话，好，要给付多少钱？那刚才我们解释过，代表 A 现在在不在我不清楚，有可能在，有可能不在。好，所以如果 A 在，你就要给我 A；如果 A 不在，你就要给我钱。所以这应该蛮明显的吧？这是哪一种合并？ 互相排斥，对不对？不可能 A 在又不在啊。好，所以这个情况一定是互相排斥。所以先抓它的特色，它的特色就是两个互相排斥，不得并存。所以代表它是排列先后位，前面这个是先位声明，后面如果已经给付不能的话，要给我多少钱？这个是后位声明。 它是预备合并。好，那我们预备合并就算讲完，好，就是把一些食物的重点都讲到了，在这边算是蛮完整的哦。好，那同样把我们之前整理的东西把它看熟。嗯。 我再讲一下哈，六十一页，这很快，这把它看完。六十一页，数字审理流程，这其实是之前就学过的东西。 好，两百四十九条，我们说第一项是第一关嘛，好，起诉合法要件是第一关，然后才到第二关是当事人适格，第三关是权利保护必要，好，最后才会到本案的诉讼标的。所以我们讲过二四九第二项，这个是二三关不具备的话，好，就是用二四九第二项判决驳回。那现在特别要补充的是二四九第二项，好，二四九第二项是法律上显无理由，得不经言辞辩论直接用判决驳回，它是用判决驳。 回它包含的情况有两个，来我们看第一个，好就小一的地方，好圈圈一的地方，原告之诉欠缺二四九以外的诉讼要件或必要要件，这就是刚才说的以前学过的二跟三，好欠缺当事人适格跟欠缺权利保护必要，那这个判决我们说过它是非本案判决，就下面这个箭头，好非本案判决，所以确定之后有没有既判力？ 没有计判力，所以要记得没有计判力，没有计判力代表得再数哦，可以再来定数，好，可以再数，这是已经学过的，所以这个很快。那我们现在要学新的东西，右边来，请你看六十二页上面两百四十九条第二项，并不是只有刚才讲的那个情况而已，好像要多学一个圈圈二。 一所述的事实，他的请求跟实体法上的规定显然不合，或者是相反，所以他是跟实体法有关，跟实体法有关。好，那每次都只考这个例子，就下面这个题目：甲将房屋出租给乙，定期三年。那一年后，物价上涨，甲诉请乙从第二年第一个月开始，按原定租额增加百分之五十。那同学念过民法吗？这里有违反民法，违反民法四四二哦。 他违反民法四四二，因为民法明文规定，如果你是定期租赁的话，期间之内是不能增减租额的，好，不能增减租金。所以这个我一看到他所述的事实，要不要开庭？不用开庭，我就知道你一定败诉，好，因为本来本来民法你就不能这样要求，所以不用开庭就一定败诉。所以他是可以用二十九第二项直接判决驳回。那这个判决有没有涉及到诉讼标的？ 有这个跟实体法律关系有关，跟租赁的内容有关，所以下面那个箭头就写它是本案判决。所以确定之后有没有既判例？有既判例哦。好，所以要记得两个状况，可能是非本案判决，可能是本案判决。所以二四九第二项未必全部都是非本案判决，好，它有可能是本案判决，你要看具体情况来做判断。 好，那下面六十二页下面这个题目，下列情形法院得否用二四九第二项驳回原告之诉？然后是否通通是非本案判决？第一题讲过了。好，第一题乙主张他的父亲甲将房屋出租给丙借其好租其届满丙不返还，那甲现在病重不能言语，所以由乙诉请返还房屋。我们说过这个题目有什么问题？ 当事人不适格，因为出租人是假，但是原告居然是他的小孩。好，所以这个情况是原告不适格。那原告不适格，我们就是用二四九第二项判决驳回嘛。所以这个是本案还是非本案？非本案。然后第二题就是刚才上面那个题目，好，就是定期租赁，然后在期间之内要求增减租金，那这个是显然违反民法四四二。 显然违反民法四四二，不用开庭就可以直接驳回。好，所以这个第二小题的情况，它是本案判决确定之后会有既判力。好，所以等于是我们把二四九第二项再做一个详细的补充，所以它有两种情况，有可能是本案，有可能是非本案判决。 好，那今天上到这边，下次我们开始上的是数字变更追加，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同学如果有空的话，除了复习之外，你也可以先做预习，因为这个是考古题的榜首，好，它很重要。